前面咱们讲过啊，在这个斯摩林斯克战役开始之后不久，重新组建的这个苏联西方面军磨刀霍霍啊，准备向这个德军呢发动反击。铁木辛哥铁大帅可以说是志在必得啊，也确实呢，刚开始是吓了德军一大跳。苏军磨刀霍霍，问题是德军不是猪羊啊，不是这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啊，苏联的进攻啊，就好比是程咬金那三板斧，砍完就没招了啊。老话讲呢，就是逮不着狐狸，惹了一身骚。这可倒好，现在被古德里安跟霍特啊，德军俩大铁钳子啊，反而给反包抄了啊！你说你上哪儿说理去？而且明显看得出来的是，类似明斯克战役的大围歼将在斯摩棱斯克再次上演。 在这个应对德军渡河的时候呢，苏军本来是坐拥宽阔的第聂伯河天险，此时是夏天，水流湍急。如果这个机械化部队及时调度，加上空军准确侦察，做好防御准备啊，其实并不难。可是呢，自作孽不可活啊！这个时候，苏军竟然集体玩失踪。 七月十一号这一天，古德里安突击集群在第聂伯河找到了三个渡口，而渡口周围几乎没有任何苏军设防。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德军几个装甲师轻而易举的渡过了第聂伯河。接着，古大帅用蛙跳战术直扑斯摩林斯克，根本不跟这个苏军小规模拦截部队磨叽。 面对这种情况，司令员铁木辛哥急得光头上直冒冷气，啊不知道还以为要发功了呢啊！赶紧调兵拦截吧啊！所以匆匆忙忙啊，命令第十九、二十集团军跟人墙一样横亘在德军面前。为啥这么抓瞎呢？啊，因为古大将突击集群已经接近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公路，如果德军切断这条生命线，那可就要了亲命了。 意味着整个西方面军这四五个集团军几十万人啊，将要被断油断粮断窝子干了。那到那个时候，德国人打都不用打，老毛子们自己能为争补给打起来。军令如山倒啊，赶紧动啊！别忘了，这可是两个集团军。 在没有任何预案的情况下，这调动场面，你想想就知道能有多混乱，炒蛤蟆坑似的，乌泱乌泱坐上火车是直奔前线。到地方一看，耶，十九集团军来了，二十集团军大部分还在后边腿儿呢，咋办啊？等你们凑够人，黄花菜都凉了那前线指挥官也真是敢玩啊，直接就把这个十九集团军成建制分拆。 二一天作五啊，这个不管他三七二一，匀一部分给二十集团军，然后一堵人肉组成的马奇诺防线，算勉强的建立起来了。叫这名字，接下来估计明白咋回事了吧？那古德里安啊，根本就不跟你玩谁跟你硬碰硬啊？一脚油门，人家绕过去了，直接到了防线的侧后方。那说句这个实在话。 在机械化战争当中，一线防御几乎就是给敌人刷经验的。你要么被人无视啊，你就天天跟那儿待着啊，战壕里坐着；要么呢，你就被人包饺子啊。所以这么一来，这个铁光头又傻眼了。我靠，这姓古的太流氓了，有没有点骑士精神？赶紧下令，刚风尘仆仆到达前线的部队，赶紧给爷撤回来啊！ 然后呢，你就看到了特别戏剧性的一个场景：防御部队跟着从后面去追进攻的德军装甲部队，是吧？这叫打的啥仗啊？啊！有位苏军前线指挥官啊后来回忆啊，说我这部队啊，真是命苦啊，也不知道我们上辈子遭了什么孽，遇上这么一指挥官，天天都能接到不止一个截然相反的命令。 我们一直是疲于奔命，甚至稀里糊涂的出现在自己的炮火覆盖区。我们不是毁于这个战火，而是垮在了白痴的指令当中啊！别急啊，这还只是这个武的帅啊人家霍特爸爸还没出招呢啊！霍特这个时候呢？ 这个虽说还不到六十岁啊，但是呢长得比较着急啊，那脸明显属于做旧是吧？特别显老啊，而且呢对下属呢非常慈爱，所以这个部队的人呢都亲切的称他为霍特老爹啊，霍特爸爸，霍爸爸有样学样，从二十集团军的另一边绕过去了啊，跟这个足球训练逗猴似的啊，耍的这个苏军呐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这个时候的斯摩林斯克就跟当初的明斯克是一模一样，变成了一座空城。霍特尔跟古德里安这俩迅如闪电的大钳子即将兵临城下，在这儿眼看又要合上钳口了。这一下，铁木心哥可就真不好受了。这德国佬，尤其是古德里安这个老变态，太欺负人了。有本事咱正面较量是吧？我可是骑兵出身。 从来都是在敌营当中七进七出，是吧？敌人看我这脑袋就害怕，啊，我哪受过这种冤枉气，是吧？我跟人家干，拼了！啊，帽子一摔，光头一拍，命令部队反击。很多人这个后来评价这位勇敢的光头元帅的时候，都是说呀，他的这个思维啊，还停留在苏俄内战时期，完全就是骑兵思维，只知道冲锋陷阵。 根本就不适应现代战争机械化大兵团作战指挥体系，更没有战略意识，参谋班子在他手下几乎就是摆设啊！所以有这个二货指挥军队，苏军的反击成果可想而知。别忘了前面咱可说了，十九、二十集团军恨不得跑的呀，肝都快吐出来了。 铁木心哥也不管，亲自跑到各部队督战。这一点呢，他跟巴甫洛夫是截然相反。老八是窝囊废，这小子愣头青啊！苏联这个时候这个拼了啊，虽说几乎是送死，但也只能呢是一往无前啊，一不怕死，二不怕死的寒碜。古德里安确实突进的有点快啊，在后续部队没有跟上的情况下。 一度呢被阻挡到了奥尔沙地区，苏军这个表现的非常的勇敢壮烈，五十七坦克师师长重伤之后仍然坚持战斗七昼夜，而且苏军在这场战斗中划时代的使用了赫赫有名的卡秋莎火箭炮，德军第五步兵师。 很幸运的成为了打击目标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该师在给上级的报告当中啊，这样描述火箭炮的威力：说火箭炮所到之处，钢铁在融化，大地在燃烧。但毕竟这只是局部战斗。在德军后续第四跟第九集团军赶到之后，苏军眼看又一次被合围，前线部队是纷纷后撤。 现在看看整个苏军西方面军防线上的景象，就跟几天前在白俄罗斯战线完全复刻出来一样。苏军新的西方面军从南到北再次乱成了一盆饺子馅儿。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苏军跑得比较快。北面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抗不住德军第九集团军的进攻，开始向大卢基方向撤退。而前面咱们提到过的防守斯摩林斯克正面的第二十集团军。 更完蛋，这个集团军被倒霉的夹在了两个强大的德军装甲集群的中间，所以为了不被光荣的包饺子，司令员库罗西金中将脚底抹油下令撤。这么一来，斯摩乌斯克几乎完全暴露在了德军面前。那德军是不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这座战略要冲呢？然而，并没有。这时候。 命运也给德国人开了个小玩乐。就在德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的时候，七月十五号，一支从苏联西南方面军撤过来的第十六集团军接近了斯莫林斯克。司令员是新上任的卢金中将。这个人不一般啊，有多不一般呢？啊，他很不一般啊，一班搁不下，二班搁不下，只能进实验班啊。后边咱就知道了，是吧？ 这个时候，铁木辛哥给他下了死命令，不许后撤啊，坚守斯波林斯克。按理说，一个集团军啊啊，在这个时候出现，那是挽狂澜于既倒，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在苏军战斗序列里呢，这十六集团军的配置是顶级的。从账面上看，下辖二十三机械化军和三十二步兵军两个军。 尤其是二十三机械化军，有一千辆坦克，再加上独立坦克旅的三百多辆，其这个他的这个坦克数量已超过了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八百辆坦克的总和，怎么着，厉害吧？但是没有注意到一个词儿，账面上啊，那实际上这个来了多少辆坦克呢？卢金中将问参谋长啊，参谋长呢数了数，然后掰了掰手指头。 呃，嗯，这个啊，呃，司令部直属部队啊，加上乱七八糟的散兵游勇啊，好像还不到一个师吧？啊，我靠，卢金差点没从椅子上掀过去，是吧？骂着祖奶奶就问哪支部队到了，是吧？呃，前面咱们说跟十九集团军大卸八块支援友军一样啊，十六集团军也拆分给了二十集团军，而且说拆分都不确切啊，整个是连锅端的。 就跟这换头手术似的，除了脑袋是你，其他都不是你啊！但是现在呢，二十集团军呢都不知道撤哪儿去了。更逗逼的是，司令员卢金对此一无所知。可见苏联这种混乱指挥，你不亡国都没天理。咋整啊？是吧？我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铁木心哥这老贼秃，这不是害我吗？ 但没办法啊，硬着头皮舔着脸上吧啊！现在最要紧的呀，就是得先找兵，总不能卢德将军自己上啊。不过他的老上级西南方面军司令倒是这么干的啊，后边咱再会说。卢金真是逼得没辙了，首先他亲自带人去城外拦截撤退的苏军士兵，然后组织城里的警察、消防员。 城管啊，派出所、拆迁队啊，以及这个青壮年男子都拿起武器，组成了三个民兵团，还有县大队、区小队、街道居委会小小侦缉队啊。如今号召大家准备跟敌人打最艰苦的巷战，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啊！你不战死也得被枪毙啊，还不如当个烈士。按照如今的估计，古德里安到达斯摩林斯克城下最快得七月十七号。 两天时间用民兵布防一个工业城市，确实是真的吃不消。但是就这么难的情况下，十五号深夜到十六号凌晨，德军先头部队竟然偷偷接近了斯摩林斯克城郊，这速度咋形容呢？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啊！这个时候能看出来啊，民兵真没什么战斗经验，他们没有做好灯火管制。 德军因此轻而易举的就摸清了城里的布防情况，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城区，竟然能玩迂回包抄，避开民兵团正面防线，突然出现在他们的侧后方。这些临时工事，这些临时工面对天兵降临一样的德军装甲兵，一下就慌了神了，匆忙用手榴弹、燃烧瓶招呼，但是真没有什么卵用。一天时间。 全部被消灭。日本船满完，德军轻易占领斯摩棱斯克南部地区。这个时候，只要他们稍微一踩油门，冲过第聂伯河大桥，整个斯摩棱斯克便可一举拿下。因为北面的卢金几乎一兵一卒都没有。可是，偏偏德国人没这么干。有可能德国人心虚了，这也太顺利了。 幸福来的太突然了，有点不敢相信。是不是苏联人疑兵之际呀？在北面摆口袋阵呢，是吧？西城地通汉中，乃是咽喉路径。我城中早埋伏有十万雄兵，是吧？这不能这么干，是吧？加上这个时候来的呀，必然只是先头部队。于是呢，就在这个斯摩林斯克城南，踏踏实实的就待下来，以待增援。 既然放到嘴边的肉德国人不敢吃，如今这个时候一点都不敢轻松啊！知道德国人过来只是时间问题，手下几乎无兵可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办法，接着去这个路上守株待兔吧。哎，这个时候卢金手下的民兵司令的抗命救了他一把啊！他在这个观察德军部队蠢蠢欲动之后，私自下令炸掉了连接南北的蒂涅伯克大桥。 这在当时是要掉脑袋的。如果对面自己的部队过不来，那可就帮德国人瓮中捉鳖了啊！卢金知道之后破口大骂：“哪王八蛋这么大胆子，敢私自炸桥？”于是气冲冲的跑到桥头，准备这个处置这个目无军法的愣种。但是刚到河岸边，德军的榴弹就纷纷在身边嗖嗖的飞呀飞，河对岸德军战车的黑十字都能看得到啊！ 这个时候，如今才意识到，我这个亲娘啊，是吧？幸亏炸了啊！回头请那哥们喝牛二。由于这个伟大的抗命，加上德国人的心虚，斯摩林斯克算是暂时守住了。尽管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声称第二九摩托化步兵师最终于七月十六号攻占斯摩林斯克，但其实呢，只占了半拉。啊，都说德国人严谨。 但是呢，拿五毛当一块也够大方的啊！估计更多是装逼。那特好玩的是呢，这个时候在苏联这个城市得失的问题上，德国和远在欧洲那头的英国为这事儿隔空吵吵起来了。那德国人一口咬定，我们确实已经占领了斯摩林斯克啊！看看我们二十九模不湿的照片啊，小伙子们在第聂伯河畔神采奕奕，都玩自拍啊。而英国首相丘吉尔跟苏联人帮了腔 扯淡吧！斯摩棱斯克还在苏联人手里，我们记者都跟那儿采访过卢金将军了。你们这照片是 P.S. 的，希特勒是个大骗子啊！但是就算没有完全沦陷，现在的斯摩棱斯克也真是微弱雷卵呐。卢金将军恨不得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烂眼边的二舅母都拉来组织防线，吃也吃不好，是睡也睡不着，为衣消得个人憔悴，直到。 有一个男人邂逅在他的生命里。当这个人来到卢金指挥所的时候，卢金正在默默的抽着闷烟儿，呆呆的望着天儿，是吧？报告司令员同志，幺二九师师长格罗德尼斯基向您报告。卢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是吧？什么幺二九师？那不是刘邓的部队吗？哦，不对，不对，穿越了，啊历史没学好。你们是刚刚撤下来的部队吗？你就一个人来的吗？不是的，司令员同志。 我的一个整师在旁边的森林里有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没等说完，如今泪牛满面啊！恨不得直接对这个师长亲上一口。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激情画面啊！这个此去山去二百五十字，天不亡我呀！幺二九师喜从天降，这下可得好好准备。如今在十六号迅速组织好防线，静待德军到来，好好招呼招呼你们对面这帮日耳曼畜生。 接下来，北面的毛熊枕戈待旦，南面的汉斯是磨刀霍霍，一场腥风血雨的碰撞，在这狭小的半个市区内是在所难免。那究竟鹿死谁手呢？我们拭目以待。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